第二十八课《高山流水遇知音》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女性杂志很受欢迎，实际上这类杂志并没有什么内涵和底蕴。 读者不会从杂志中真正获得多少信息，得到的只是休息和放松，也就是说，没什么实质性内容，反而成了女性杂志吸引人的地方。二，远古的地球除了海水就是绿色。 森林不但是原始人类的栖息之地，也是他们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来源。然而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，人类正在以摧毁地球为代价，肆无忌惮的砍伐着森林。三。 他表演的相声在嬉笑怒骂间，用他自己的语言与判断陈述了相声界的现状及他本人曲折的经历。令他意外的是，这个段子赢得的竟然是台下相声爱好者的眼泪，然后是如雷般的掌声。 四，樱花是日本民族的骄傲，它同雄伟的富士山一样，是勤劳、勇敢、智慧的象征。每年的三月十五日是日本的樱花节，这一天，日本的男女老少都会到公园或野外赏樱花。东京的上野公园在这天还有花宴、花卉、花舞等种种活动。 五、地毯怕湿，若不保持干燥，就会发霉、被虫蛀，缩短使用寿命。地毯每年最好在阳光下晾晒两三次，晒时要用木棍敲打，把地毯里的灰尘弹出。地毯如溅上酱油、菜汤和其他油脂，应立即用干净的干抹布轻轻擦去。 切忌用湿抹布擦。